说闲言归正章，热闹各大金街上，武松正然把路赶，猛抬头，嚯！鹅毛大雪满天扬，霎时间？平地积雪吃半头，难坏了好汉武二郎，道路难行。 中俄，又琢磨着，西方也快落太阳。武松一心找店主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？正前方远远的闪出一村庄，村头上高挑小酒花，被风刮得直晃荡。这武松赶至近前看，呀，这个酒铺虽小不寻常。 门上有副对联儿，写的有意思。上联是“刘伶问月哪里好”，酒馆；下联是“世上何人是神仙”，醉汉。横批儿：“来把喝壶。”耶，喜欢了，好汉武二郎，武松他刚要把店进，掌柜的出来忙拦挡。我说大师傅要吃饭，你往别处去吧，俺店里今天没地方没。哎。 武松说：“桌椅板凳都空着，不让俺进店为哪桩？”嘿，我说大师傅，没人坐也算满客。妈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您别急呀，今天有人包了庄。谁包了？您里边看，靠墙角二位老先生今天请客包了庄，请多少人呢？哎，不多，就两个。就武松说：“岂有此理！俩老头再请俩，共是四个人呢，一张桌子就够了。” 还剩着三张桌子，俺坐坐何妨？这时候，墙角旁过来个老头子，满脸愁容，开了腔。我说：“大师傅，对不起了，呃，这么大的雪，本应该留您住店房，可今天比不得寻常日，留下你就得活一场。”我。 武松说：“你这个老头说话，俺听着真别扭。俺乃是出家之人，一不偷，二不抢，留下俺有什么活呀？”老头说：“大师傅，俺不是说你，你说的哪个？俺说的是那个……那个……那个……哎，就对你实说了吧。大师傅，你是头回来吧？不知道这个村名叫……” 白虎庄，白虎庄有一个孔员外，早死了，撇下了孔明、孔亮两个二郎。也正是太平之年文字贵，乱世之年武子强啊！皇上无道，天下乱，刀兵四起，民遭殃。二位公子不爱文，自幼专爱练刀枪，求名师，访高友，软硬的功夫比人强，十八般兵器样样精，方圆百里为。 没了王，父母双亡，无人管教啊！只学的办事不大强。二位公子爱打猎啊，老百姓可算遭了殃。武松说：“老先生，他打他的猎你们遭什么样啊？嗨，他打猎 可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呐，呃，总是人马一大帮，大片的庄稼都拆坏，到头来好粮食收不到三成上。有一个刘五招他去杨林，让他一百匹鞭抽几娘，长此下去，俺可怎么着活呀？没法子，乡里乡亲做商量。这庄里数着俺俩年纪大，今日里请二位公子喝一场酒席一上，说好话。 求公子可怜可怜众老乡，您不知道啊，二位公子脾气大，俺才和酒家做商量，免得人多不肃静才包了这个酒店房。因此上我说大师傅辛苦辛苦，你往别处摆吧，多多成全，多帮忙，也算是可怜众老乡了。耶！这个老头嘟嘟囔囔直顾的往下降，而武松早气这个肚子像水缸了。武松想着两。 两个小子太霸道了，俺武松倒要管管这一桩。大雪天闲着也是闲着，打这个抱不平。对，哎，不行啊！我要是给老头说了实话，这两个老头准不干。有了，突然一计想心上。对，俩老头只知道空降二兄弟厉害，不知道俺武松的手段，准怕俺惹祸连累他们，不让俺管。 可也是啊，孔家二兄弟到底本领如何，咱也没数，也是不能莽撞。可这个事也不能不管，也拔不动腿了，倒不如我如此这般，先留在店里，见机而行，打那两个混账东西。对，武松想把石下里老先生，我有话要跟你商量。俺出家人积德行善，礼为先。 普济众生，度四方。贵宝地百姓有此难，俺理所应当帮帮忙。哎，大师傅，你怎么个办法呀？ 俺出家人，一来是修成脾气好，呃，二来是嘴上功夫特别强。公子来了，我就和他交朋友，呃，从中就给你帮腔，不怕公子的脾气大，凭俺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定能说好这一桩。怎么样啊？耶！俩老头上了武松的当了，大师傅端来，大师傅尝，我说大师傅，有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请坐。 就请师傅帮帮忙，大师傅，你这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二位公子，别看对老百姓挺横的，可对出家人呢，倒是另眼看待。正好，就请大师傅辛苦辛苦，帮这个忙，请坐，请坐。坏了。 不留武松帮忙还好点这一留下武松帮忙啊，可就帮热闹了。哎，我说大师傅，这边请，让的武松落了座了。掌柜的，把把那个茶倒上，他们陪着武松正说话，可了不得了。店门外马踏鸡血乱铃响，就听见有人一声喊：“公子到！”嚯，大摇大摆走进来一个高顺良。见此人。 玲玲的身材高九尺，浑身是穿着好衣裳，肩披绣花红斗篷，绿缎子棉靴儿做装。目如流星，白净脸儿，细腰扎背宽肩膀。二公子孔亮就是他。两个老头一阵忙，站起身来忙十里。二公子跪起可安康？二公子，呃，大公子没来吗？啊，我兄长陪着俺先生说话，就我来了。啊，一样一样，请坐。 武松坐那儿没挪窝，二公子孔亮一打量，嗯，还是个出家人。二公子对老头儿翻白眼珠啊，对武松他倒怪谦让啊。大师傅请坐，快请坐。武松说：“我本来坐在板凳上，没站起来，没。”孔亮听罢就是一愣，坐着，你怎么坐着比老头站着长？武松说：“我是大小没留神呐，我这个身量长花花了， 俩老头一听味儿不对呀，呃，担心热闹空二郎，急忙上前陪笑脸。我说二公子，快快请坐，喝思量。这位师傅爱开玩笑，你请坐吧，二公子喝酒。掌柜的端上一壶酒，香喷喷鸡鸭鱼肉都摆上。二公子上手落了座，老头摸摸那个酒满上。武松早就饿极了，也故意想诚心热闹空二郎。 翻了脸好动手啊！啊，再和孔亮闹饥荒，你看他一不客气二不让，拿过酒壶，口对嘴一圈喝了个光。呀孔亮一见不高兴了，俩老头把老嘴张了好几张，心感想这个大师傅刚才说话怪直理儿啊，怎么这阵突然间变成个疯和尚了？ 两个老头一摆手，掌柜的又把酒添上。武松他喝完了一壶酒，桌上食材挨着唱心急之嫌筷子慢呢皮罩里两双全用上了。撕下了一只鸡大腿，抿啦抿啦吃的香。孔亮在旁边直皱眉头啊，老头们心里也着了慌。哎 <laughs> 哎，二公子快吃，请吃。孔亮心里话，我吃么呀？ 好地方都让他吃了，我还吃么呀？老头一边说着话，那眼直瞪武二郎，心里说：你这是来帮忙说事儿，你还是帮忙吃么呀？武松假装没看见，急这个老头拽衣裳。我说：“大师傅。”武松说：“不用让，我这不吃着吗？啊，我这成是让你了。”这武松吃完了一条鸡大腿，一伸手，呲儿，那一条又到他手上。空亮的脸上带了挠了，啪。 酒杯一摔，脸都黄了。心安想，这也算是个出家人嘛？啊，荤素不论，他都尝。武松假装不明白，拿起酒壶一仰脖子又喝光。好酒，酒家快快添了上来。他还要呢。孔亮实在气急了，一阵怒火撞顶梁。哎，你是哪里来的个野和尚？哎，你这个办事不大强。 你两个老头真混账，莫不是诚心耍笑俺孔二郎吗？两个老头哆嗦了一对儿啊！我说大师傅，坏事都坏在你身上了。小孔亮他噌的一声站起来，冲着门外高声嚷：“哎，小的们，快点来，拖出去这个野和尚！”哗啦啦，闯进来四个帮小伙，围住了好汉武二郎。武松一见，哈哈笑。 哈哈哈！行，我盼的就是这一场。俺听说你这个小子不姓郑，今天我给你改改场。好汉武松一动手，连击带汤全扣到孔亮他头上了。破！这回行了，连吃带喝都有了。 俩老头，一个往后跑啊，一个到桌子底下晒了炕小孔亮摔掉了大斗篷，小的没打，打死这个和尚地不了长。这一个，赵武松就是大脚踹，被武松一掌砍上叫了娘。那一个往上蹦，拳头照着武松行这。 怎么还蹦啊？是啊，不蹦够不着啊！武松往旁猛一闪一进步，可惜该正顶到肚子上。武松没费多大劲儿啊，四个家奴倒了两双。小孔亮喊声：“我打了吧！”直扑好汉武二郎。赵武松就是个迎面掌，这一招震得真快当。赵武松虚晃一招往里抢啊，一伸手抓住孔亮的后脊梁，抓住后心往回带，呼的一声，单棒举了个过顶梁。小孔亮，你欺。负 府乡里成霸道，二爷我叫你受受伤，看你还霸道不霸道，看你还张狂不张狂，呼的声，顺着个店门扔出去了。呃，赶巧了，外边有个烂泥塘，上边盖了一层雪，小孔亮才捡了个便宜没受伤。小孔亮爬将起来上了马，我说大个子是好汉，在这等着，别躲藏。 武松说：“一顿酒饭我还没吃完呢，呃，要是走了亏的慌你只管回家去搬兵吧，连你那丈人舅子都叫上。二爷今天包了庄。”孔亮说：“小的们看住了，别让他跑了。”孔亮大骂一溜烟儿啊，店房里老头叫了娘我说他他他他大师傅祖宗，你这叫和他交朋友啊？你这叫给俺帮忙啊？” 孔亮喊来他哥哥，别说你，呃，全村老少都遭殃。武松就说：“别客气，哎，谁跟你客气老先生。” 哎，这事报到我身上，管教他从此不敢再行凶，老乡亲平平安安度时光。你别吹了，你老头话音没落地，呀，店门外如同翻了江，头前跑开了三匹马，几十个大手后跟上，长的杆子，短的棍，铁尺马叉，勾镰枪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把店房四下都围上了。孔亮在马上用手指。打。 大个子，你别在屋里进躲藏，马儿里的快出来，管教你逃不出白虎庄。武松说：“老先生，你闹着了，开开眼吧，热闹热闹你望望。”他说着话，打了个箭步往外闯。热闹尽在下回上。